完了，嗯，待会儿办完事出来，再带你去吃好吃的啊！不用了，认识你以来第一次能好好吃完俩包子，挺难得的。不是，咱们先说清楚，第一次那奶黄包是你自己说凉了不吃才扔的，怎么能算我责任？ 还有上次豆沙包，也是你啃到一半睡着了，那我怎么知道你想留着醒过来继续吃呢？嗨，你别说的，好像我总不让你吃饱饭似的。我是那样不顾家小的男人吗？我只不过是……严哥，陆顾问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，老高？怎么又是你？啊？呃呃，你们这是本来有别的事？啊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那倒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。 我正打算在你路过恩去吃米其林烛光双人晚餐，得了，全给你搅和了。看，路过恩闹别扭了吧？什么？路过问？你不帮忙破案了？你听他胡扯。受害人呢？布威在病房里呢。那你怎么守在外面？唉，我倒想舒舒服服在病房里坐着。问题人家小姑娘不愿意啊。她现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，经常梦呓、哆嗦和惊颤。 一见生人啊，就跟自个儿要被非礼似的，根本没法问话。幸好我今儿穿了警服，不然啊，非得被抓住当流氓扭送公安局不可。我们去看看。嗯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。 破云第二季第八集。哎呦，这这这严严队长，怎么了，汪老板？看到我很意外。嗨，猛一下真吓我一跳。那个，没想到警察同志真能把我侄女给救回来，真是。 嗨，谢谢了，谢谢啊！你看我都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严队长呢，甭谢了，应该的。这几天一直都是您照顾呢。嗨呀，那还能怎么着啊？他这没亲没故的，这一时半会儿呢也请不到护工不是？得亏啊，这护士真还不错，能关照点儿。要不然呀，我这一个大男人，你说这可怎么伺候啊？这不刚睡着。 我才能抽空啊，出去吃个饭。你先忙，我们先进去。哦哦，好好好，好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高本清，那个步威不能见陌生人。哦，前几天还好，就这两天格外不稳定。医生说什么精神刺激，专业名词我也不太明白。那他见了这个姓汪的，是什么反应？哦，嗯。 那倒没听说什么异常，先看看再说吧。严哥，要不要把他叫醒？奇怪，严哥，这姑娘长得……啊，长得怎么了？ 长得整过容吧？啊？这不是？您觉得哪里不像原装的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长得有点怪。哎，陆顾问，你怎么看？我对医疗美容技术没有研究，而且像你刚才那样死盯着一张脸看上半天，感觉怪异是很正常的。那陆顾问，你看着我。啊？ 严哥，你干嘛又盯着陆顾问？不觉得怪吗？你看，我也盯着你看了半天了，还挺好看的。你这……哎，严哥，他醒了。嗯。武威，我是建宁市公安局刑侦副支队长严协，这是证件。关于天纵山上的事情，有些问题，我希望能和你交流一下。 布威同学，别怕，我们是警察，你安全了。严哥，等等，情况不太妙。严杰，停车！没事了，布威，你已经安全了，冷静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别怕，别怕，护士姐姐在这儿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关系的，都过去了啊。警察是不会伤害你的，护士姐姐在呢，咱不怕啊。 眼泪擦一擦，阿郎，他五官的感觉有点，有点像。严哥，喂，你别盯着人家看了，严哥。啊？哦，我只是。能先离开病房吗？病人该换药了，待会儿再进来看。什么素质？好，严哥，陆顾问，那咱们先出去。嗯。 他之前也这样，医生怎么说？这会儿哪能知道啊？小张他们几个只告诉我他发抖说不出话，可没说这姑娘还能尖叫到这个分贝。这分明就是文疯子变成武疯子了吗？妇科检查做了吗？嗯，做了，没发现破裂。哎，那这就真的没法解释了。哎，陆顾问，我刚才真没想看他，我只是……严副支队。 十八岁以下是不道德的。哎，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小姑娘精神非常不稳定，这几天除了她叔叔以外，其他任何男性只要一着面就受刺激。你们三个男的挤在病房里，她更受不了。如果你们要取证的话，还是再等等吧。我们能等，破案程序等不了。警察抓犯人不是为了他一个，案情面前，受害人也得给我老老实实配合调查。那就叫女警察来，你们都没有女警的吗？ 整天一帮大老爷们挤在病房里，这到底是打什么主意？高文清，韩小梅呢？啊，我怎么从江阳回来就没见过她？人呢？辞职了？哦哦，她今天早上请假了，生理期。您没看您那脸，白的吓人。买一盒止痛药是不是就跪死她了？她要是怀孕生孩子，产假没问题，哺乳假我照批。但生理期可是一月一次。 难道每年要给他批十二次痛经假？那当初招实习，我为什么不听警校的，只要男生就行了？呃，是，我我这就去通知他过来。严希，你可真是……不关我的事，想占外勤组的好处，就得给我按外勤组的标准干活。为了他这个实习位置，打破头的警校男生多了去了。他要是愿意转内勤，那我也没意见，保证天天朝九晚六，一分钟的班都不用加。 所以你真是凭实力单身到现在的？不是，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呃，啊。布威的长相，总觉得隐约有点怪异，可为什么别人都觉得没什么呢？我明白了。 这姑娘的某个侧面角度，非常神似江婷。严哥，严哥，啊，你怎么一个人站着不动啊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有点累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韩小梅待会儿就过来。要不您先回家休息，一天开八九个小时的车也够熬人的。啊，好。哎，严哥。 你刚才一直盯着受害者，是不是看出哪里不太对了？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？应该是我多心了。你一会儿跟韩小梅交代清楚任务，我先送陆顾问回去。哎，好。 冰箱里只有可乐和生姜，饿了，那要不我给你叫个外卖吧？鸡汤小馄饨吃吗？你们家这小区，外卖送来得几点了？算了，那这还有半袋速冻水饺，要不你下了吧，我泡袋方便面去。算了吧，我也不是很饿。什么叫算了？算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挑嘴。 等着。得嘞，你的水饺，我的面，吃吧。你煮的？那当然，赶紧的，吃吧。 喂，你那个泡面真那么好吃啊？给我尝尝。 <laughs> 你笑什么？笑你跟个小孩似的。别人家的都好吃，有吃的才给个好脸，没吃的就一副高冷的样子。我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就明白人不能饿的道理了。 说的跟你今年多大似的，不就比我大两岁吗？两岁而已，那也是比你大。吃你的去。哎，饺子要不要？嗯，不要不要，我得控制食量，保持腹肌。保持那玩意儿干嘛？放飞自我吧，你单不单身跟腹肌都没关系。我单不单身难道不是看你吗？ 这人说话怎么跟抽风似的，一阵一阵的劲儿。因为我对你的每句话都出自真心，怎么想就怎么说了，不讲究技巧。跟你对我说话可不一样。哎，搞个对象呗，江队。不搞。搞一个呗。不搞。你怎么这么不坦诚呢？明明很早以前就对我特别有好感。我为什么要对你特别有好感啊？ 你知道自然界动物的择偶规律吗？只有强大的雄性才能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占有最多的生存资源，为家庭和后代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。你看我这条件，这颜值，你要是看不上我，这简直是反科学。你说，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先处个对象呗，不行的话再说。严队，嗯？ 达尔文这条理论只包括自然繁衍，不包括通信搞基。 <coughs> 哎呀，别那么狭隘，搞一搞又没什么。你不觉得怪异吗？开始是有点儿，现在还好。我看警队里那些男的，也并没有任何感觉。 <laughs> 就看你的时候。 心跳会比较快。你真觉得自己是认真的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那电脑里这个。 你也能接受？这这照片啊，这这男的身材不错啊，啊？但另外这个专业素质不太行，表情有点做作，脸跟你比的话就更差远了。这照片放到我们扫黄大队，也就是个仓库的面，绝不会被市局争相传看的。你你说什么？ 你没下过派出所吧？我在派出所干过四年，后来又到了市局。最丰富、最高清的网络资源，全在隔壁扫黄大队。比你这更重口味的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倒是你啊，江队，这么熟练就能搜出男男小照片来，是不是该解释点什么？我的感想说完了，你的呢？我去休息了。 就亲一个，或者你亲我也行。如果你不介意老坛酸菜味的话，江婷，你就是挺喜欢我的，对吧？ 当初在 KTV 见到的时候，你一眼就认出我了，对吧？ <laughs> 哎，怎么了？你生日快到了吧？要不要送你个东西？啊？送我什么？充气娃娃。 亲一个嘛？不，哎，就亲一个。不，哎，我平时办案子真的特别辛苦，辛苦就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一起休息呗。你起来。那你骑马？啊？没有骑马，快去睡。 江婷的肩窝里也有一颗红色的痣。谁让你出院的？谁批准你回建宁的？严显，三十多年过得太顺了，皮痒了是吧？ 魏局，襄阳县公安领导就没人能挡得住你这个王八羔子了，是不是？无 <laughs> 组织、无纪律，罔顾自己的生命安全，你还给我这副表情啊？你以为你现在长大了，我不敢告诉你爹妈，你爹妈就打不动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再给我这一两二五八万呢？有胆你！哎呀，哎呀！啊，好的好的，快快来人救命！严哥，严哥，快叫急救车！严哥，我不行了。 严哥，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忍着点，我们扶你，坚持住啊，严哥，你别离开我们呀！我的党费，枕头底下还有二百五十块。好的，严哥，我们我们一定为你转交给组织，我们会继承你的遗志，继续前进的。快快快，快走，严哥。 这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呐！我说老魏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用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啊！不是啊，吕局，你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你还是看看我吧。知道我头发为什么比你多吗？因为这种破事儿，我从来都懒得管。 怎么样，严哥？我们刚才配合的天衣无缝吧？啊，来的还算及时，不然我得被老头叨叨死。不过你身体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我去找狗力问问师姐的情况去。好嘞。哎呦，老严，来干啥了？请吃饭，还惦记着吃呢？你妈送来的爱心午餐还不够你吃啊？ 你不请客跑来干嘛呀？活儿都堆成山了，又是交流学习，又是基层指导。哎，啥时候也给我们从基层调几个人上来使唤一下？地主家都没余粮了，你收个徒弟呗。上哪儿收去啊？你知道这年头法医有多慌吗？要不我看这样，大家亲里亲戚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建宁公安，干脆你们刑侦爸爸友情赞助一下。 把那个马翔调过来给我们使唤使唤，怎么着？你饶了马翔吧，他都不敢从你门口经过。你怕什么呀？在我这儿待半年，保证他连高府、造化、巨人关都能下饭吃喽。别净说吃了，我可不是来唠嗑的。干嘛？李雨欣的尸体已经从揭阳县殡仪馆送来了吧？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？给我看看。看看。 就看一眼，我操！专挑人午休的时候找事儿。就在解剖台上，小姑娘，走的挺可惜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果然，那不是小何，不韦，李雨欣，他们都和江婷一样，剑窝里有颗红色的痣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因为他真正想醒醒的对象，不是贺良，也不是沈小琪，背叛他的人是我。步位，步位，你看着我，步位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 那片山坡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见到了几个绑匪？叶谢你又怎么了？你见过这里有个痣是红色的，你知道吗？乘风破 黎明前的窗。 终将。